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有报告显示，当前中国移动阅读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二点四二亿，移动阅读、电子阅读正成为当下国人阅读的新常态。张老师，您对此怎么看？ 我想，我们应该想清楚一个问题：读书对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您是怎样阅读的？我阅读也有一个变化过程的。我四十岁之前看的都是书本，是一个标准的书本族。二零零零年以后，我开始渐渐习惯在电脑上阅读，尤其是开通了微博以后，我花在电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。接着又有了微信，一开始也是觉得好玩儿。 渐渐发现自己离不开手机了，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手机族。您还是挺顺应时代潮流的呀。这样的生活让我产生了一种恐惧，我发现自己没有了读书的时间，而且这些微博、微信上的内容大多都是信息快餐，百分之九十的内容看完就忘记了，为了记住百分之十的东西而浪费了百分之九十的时间。 于是我逼迫自己回归书本。您的做法是，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，每天只在垃圾时间里看手机，剩下的时间还是读书，而且要说话算数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怎么阅读不是阅读啊？不一样，人们通过微信、微博阅读到的大多是资讯，而不是知识。手机阅读很轻松，但仅仅是表层阅读。表层阅读愉快。 不怎么需要你思考，激起某种情感就过去了。那么，书本阅读应该称为深层阅读了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读书大多读的是知识，知识是完整的，它有一个体系，以一套系统来解释世界，它不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的。我们阅读的时候是要静下心来，细细思考、理解、消化、沉思的。六。 对于当下国人阅读的新常态，张老师怎么看？七，关于张老师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八，张老师因为什么恐惧过？九，关于表层阅读和深层阅读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，根据上文阅读对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